嗯，不能说。 าวุธสมาทานก็วัดปฏิบัติที่เป็นบุญกุศลนั่นเองหนึ่งทำมาสวนัคนก็คือกป็นพระเลย今天如果按照佛理 โต้โทดกรรมฐานมา ตั้งแต่วันที่สี่ถึงวันที่สิบเอ็ดก็ประมาณอาทิตย์เป็นสมมติบัญญัติที่เรากำหนดขึ้นมา เป็นวิธีเปิดเป็นวิธีปิดมันเป็นสมมติแบบนั้น แต่ปรมัดจริงๆไม่มีเปิดไม่มีปิดคือ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หายใจเข้าหายใจออกดูต้องปฏิบัติทุกเวลา四号开始，十一号最后一天结束，但是我们生命。 不是十一号结束。长老因为此时我们还在休息，我们还有休息，所以还不能结束。那么十一号第七天只是一个开始而已。 เป็นประจำมาตลอดสำหรับกลุ่มที่เป็นคนข้างนอก ก็มาเป็นกลุ่มเป็นกลุ่ม老说，他老人家的寺院啊，每个月 那么一般来禅修的团体呢，啊有的是医院，啊，整个一个医院，不管是护士还是医生，啊，去都来禅修。啊，还有呢，啊，就是大学生、中学生很多，啊，一个学校，啊，一个年级几百。 学生都来了啊，然后呢，还有一些。 那么有的时候，啊，来的团体太多了，啊，寺院没有地方住，啊，那么就一个，啊，斋堂，啊，又吃饭又禅修。 那么还有其他的啊，去外地啊，固定的弘法的任务，那么长老一般都交给我们的啊寺院的副主持，就是小住者来啊去完成。那么他们固定的有啊，晨二。 四月第二个礼拜和第二第三个礼拜，啊，一般僧者都不会在四月里面，都会跑到啊曼谷其他泰国其他的地方去啊，把这个洞藏的藏二藏三。เกวันก็มีประจำทุกวันแล้วก็คนบางธรรมะท่านพระเบสุไม่ชี้แล้วมาสมบูรณ์ยุคที่อยู่ประจำก็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ประจำทุกวัน 那么。 ครบหนึ่งศตวรรษร้อยปี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 ในลูกศิษย์ต่างๆ ในทั่วประเทศจะรวมจัดงานครบรอบร้อยปีหลวงพ่อเทียนตั้งแต่เดือนมีนาเป็นต้นไปถึงเดือนกันยาทุกภาค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那啊，今年呢啊的九月十三号啊，今年还没到九月十三十三号。 是我们的呃罗摩田啊，就是他晚的老师罗摩田尊者啊，九十九岁的。 ที่ได้พูดว่าส่วนมากเป็นพยาบาลเป็นหมอเข้ามาอบรมเพราะมาฝึกวิธีการดูแลคนป่วยเวลาสุดท้าย 那么，医生、护士能够治病人的病，但是，啊，往往很多医生、护士治不了自己的心病，啊，所以一样要来禅修，一样要来解决。 มองมันคิดอะไรก็ได้ สร้างสตาวุธปาผานกันได้ก็นั่นจึงต้องมีธรรมะเป็นส่วนประกอบ ดูแลการปฏิบัติธรรมคือดูแลกายใจให้มันคุ้มอย่าให้มีโทษมีภัยต่อชีวิตตัวเองและคนอื่น 心照顾好了，当下你是自在快乐的啊。那么未来啊，这个感得的果啊，也会是好的。ต้องฝึกให้พร้อม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ต้องมีเจ็บมีเจ็บมีตายแน่นอนจะทำไงเวลาเราเจ็บเราแก่เราตายตายเป็นหรือเปล่านี่ต้องฝึกหัดเอาไว้ 病在病在前，死病在前前。呵呵，呵呵，呵呵，必须的。养สงบ，我们养静，我们老死。每个人都会生老病死，这是自然现象。长老问大家。 每个人都要生老病死，大家都知道。但是你会吗？ เป็นเป็นอยู่ดีมีสุขมันค่อยฝึกหัดตัวเองกำหนดในเพศในวัยเราจึงไปดูแลคนป่วยตาม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ต่างๆ ในห้องไอซียูไปดูแลคนป่วยด้วยตร่วกันกับหมอพยาบาล杨老说啊，最近在泰国，他会常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啊，一些 女士们，啊，在急救室里，马上就要往生了。 คนก็พอช่วยได้บางคนไม่รู้เลยเลยก็มีเหมือนกันไปดูแลคนป่วยในห้องไปซีอยู่ ช่วยอะไรก็มี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มเคยฝึกขัดตัวเอง在急救室里面啊，剩下的时间非常 เสร็จแล้วเอาให้ตั้งแต่ปีห้าร้อยสามเจ็ด以前去嗯美国弘法的时候，啊，一个华人啊，美国的华人居士啊，送给长老的。เคยไปร่วมกันกับจอมพุทธจีนในเสร็จแล้วเวลาเป็นบริวารป่วยก็จะอยู่เนี่ย 那么，个要往生的人呢，是泰国人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念一些泰国的经啊，让他跟着念也好，或者让他听也好啊，一般就是。 พระสงฆ์เป็นชนะจึงพ้นจากทุกข์ทัองปวงได้ ให้เขาเราลึกคิดถึง让这往生快往生人的心啊，跟佛法僧在一起。หลังความประสวดหนึ่งรอบสองรอบก่นอนดองมือขึ้นมานงมือขึ้นมาเรารู้สึกตัว 有的人呃已经几乎在一种奄奄一息的一种状态了。当你念了一会儿，虽然他的眼睛是闭着的，但是呃他就呃自己把两只手拿起来，然后跟着长老们一起念。 太人的心啊。长老说啊，说明他还能听见，虽然他的眼睛睁不开啊，他的两只手起来，然后嘴巴一直在动，跟着念。บางก็เอาคนป่วยที่เป็นโรคมะเร็งปอดมะเร็งกินปอดหมด เอามาอยู่ที่วัดดูแลรักษาช่วยในช่วงนั้น 到你好，非常感嗯，还有，嗯，嗯，长老的寺院曾经，嗯，也有很多位，癌症，患者已经是最后，啊，的阶段了，啊，就是来到寺院，因为医生说，啊，已经没有办法治愈了。那么他们是在泰国，很多泰国人都会这样做。就当医院说。 的时候，他们就会去寺院啊，住在寺院里，每天禅修，啊，每天用功。 宴会。 ทุกข์ก็หายใจไม่ได้ ชีวิตเราไม่ใช่อยู่กับลมหายใจเราอยู่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วางสาวางหลับสบา ความรู้สึกกระสุนเราไปบอกเขาก็หลับเขาตื่นขึ้นมาเขาก็ขอปากกา เขียนหนังสือแต่ตามไม่เรียนเขียนเอากระดาษให้เขาเขียนก็บอกว่าสบาย พอลองตามบอกมันสบาย มันก็สบาย เออ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ี้แหละ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ี้แหละอยู่ตรงนี้ตอนนี้เธอก็สบาย เขาอ่านหนังสือเขาดูแล้วมันได้ความหมายอย่างนั้นเดี๋ยวก็หลับสบายหมดลมหายใจยิ้มเลยไม่กระหวงกระวายตายอย่างยิ้มแย้มแจ่มใส那么还继续的对他而言告诉他啊，不要为了这个呼和吸活着啊，要跟自己最亲近 最正常的那一面习在一起，那么啊，过了一会儿啊，他安静了啊，他没有再说我喘不上气来了啊，然后呢啊，他睁开了啊这个一点点眼睛，睁开了一点点，然后啊就一直说要比，因为他不能说话，一直要比。 สียใจเพราะเขาว่าพี่น้องเขาน้องของเขาพี่ของเขานอนหลับสบายใครมาดูแลก็โอ้ยเขาชื่ออยู่นะขอไว้อยู่นอนหลับสบายเนี่ยไม่เห็นมีอะไรนะเขาหลับสบายเลยไม่ไม่ไม่ไม่ีใครร้องไห้เลย嗯，之前呢，当他一直呃说他不能喘气啊，一直在 他的亲戚。 ศพให้อย่างเรียบร้อย มีที่เผา มีที่ฝังให้ มีกติที่คนไปสร้างให้อยู่เวลาอาภาพหนัก มีไว้หลังหนึ่ง เพื่อดูแลกันอย่างใกล้ชิดเพื่อจะช่วยคนให้ตายเป็นตายให้เป็นถ้าตายไม่เป็นก็ตกนรกหรอก จึงฝึกกันไว้ก่อนเตรียมไว้ก่อนเพื่อให้ชำนิชำนาญจึงมาเริ่มต้นจากมีสติรู้สึกกายรู้สึกใจเห็นกายเห็นใจตามความเป็นจริ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หลง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รู้ไป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ไปแต่พุทธคพือเนี่ย 所以大家要珍惜每一分每一秒。เปลี่ยนความ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ผินมันเก็บ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เก็บนะเนี่ยเห็นมันตายไม่เป็นผู้ตายนะเห็นมันเก็บ เห็นมันหายใจไม่ได้ก็ไม่ต้องอยู่กับมันแหละลงหายใจแลอยู่ว่างเลยชีวิตจริงๆ ไม่เป็นอะไรกับอะไรนะ什么是真正 有意义、有价值的生命呢？是看到了自己很疼、很痛，没有变成那个疼痛的主人；看到了自己很苦，没有变成苦的主人；看到了自己啊，在迷，马上不成为那个迷的人，马上回到。 ดหลังเคยเจ็บอย่างแสนสาหัสเคยหายเย็นไม่ได้จนโรคมะเร็งก็อนเนื้อตัวเรนลำคอหายใจไม่ได้นะเรยงมาที่ตับเป็นข้อเนื้อตับปวดท้องอย่างหนัก อาจารย์นนท์ช่วยดูเลยสองปีอยู่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จ长老呢啊在几年前啊曾经 病危啊，病得非常严重，然后说很疼，非常非常的疼啊，还是胰腺癌，胰腺癌。 很痛苦，就这样疼了两年但是这两年是身体上的疼啊，心没有怎么样每个医生都问，要不要打止痛针呢 คิดเตะแหลมลงหายใจเล่นอยู่ไม่เห็นเดือดร้อนหายใจจะตั้งใจหายใจไม่ได้หรอก ต้องค่อยๆเลยนิดนิดหน่อยทำเล่นๆสนุกไปอาทิตย์ที่สองก็บอกว่าเดืออีนไม่กี่ชั่วโมงมันจะไม่มีแล้วหมอโอโยกเข้ามาชิโยหมดไปเลย <laughs> 有两个星期，两个星期，嗯，基本上不能呼吸，不能呼吸。如果想要呼吸的话，那会很痛苦。 不呼吸就不呼吸啊！啊，长老用的词，大家可能一直听到泰勒讲的是“绝绝”，“绝绝”的意思就是啊，不理他，安静的啊，淡淡的啊，不理他啊，只是静静的跟自己那片正常的心在一起啊。呼不呼吸是他的事情，是身体的事情。 晚上回来跟自己的决心在一起，啊，很淡然处置，淡淡的，啊，跟内妹心在一起。最后一个礼拜，啊啊，呼吸非常的弱，啊啊，最后几天，有一天医生说剩五个小时只有五个小时就会离开这个世界，就把他老人家送到了 ICU，ICU 就是。 <coughs> 急救室啊，重症急救室，送到了重症急救室，啊，所有的人都在哭。 จ็บก็พอที่จะจะหลีกเลี่ยงได้อยู่อันหายใจไม่ได้จังไงตรงนี้สำคัญที่สุดเราจึงมาทดสอบมันหายใจแหละก็ว่าต้องอยู่กับมันไม่อยู่เฉยๆของเราเมื่อเรามาทำ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ทำได้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ทำได้ก็คิดถึงคนที่ที่ยืนมองเราอยู่นอกกระจกข้างนอกห้องไอซียูเห็นคนยืนกอดจกร้องไห้ กันอยู่นี่ก็มาลงให้กับเราต่อไปเราเห็นทุกเดือดร้อนเลยเลยเรายังห่วงเขาถ้าคนไม่เคยฝึกขัดเขาจะทำอย่างไรเขาจะอยู่อย่างไรเนี่ยยังเป็นห่วงคนที่ร้องให้เราอยู่这时候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，然后，然后说他知道医生去告诉外面的人说，走了。 然后，然后听到门打开，外面的人都被大声的嚎啕大哭。然后，一些出家人在门口嚎啕大哭，然后还有一些居士。嗯，这时候呢，就在想，啊，我很好，我没事。可是，我这个时候呢，听到他们哭的声音，很担心他们。 他们， <laughs> 他们在污蔑我，哭啊！他们还。 ระจกร้องไห้เราต้องไปสอนเขา เราจะสอนอยังไง เราจะตายอยู่แล้ว มันจะหมดลง มันจะไม่มีอยู่แล้ว เราต้องไม่ตาย ต้องไปสอนคนเสียก่อนต้องไปสอนคนนั่นก็คิดถึงนี้ขึ้นมา มีกำลังใจก็หมดไปเลย ตอนนั้นหมอช่วยนะ ตอนที่หมอช่วยไม่รู้เลย มันตายไปแล้ว 怎么可以等回来。然后，然后就想说：“哎呀，外面这么多不会死的人，难道我就放下他们就走了吗？还有那么多啊，生活的很苦的啊众生们啊，还要去度他们。” 没有去帮助他，啊？难道我就这样走了吗？啊！刚才我问小尊者，我说这个啊，走了的时间有多长？我从来没敢问过，借这个机会问了一下。小尊者说四天。啊，所有的人都。 สึกตัวขึ้นมาอีกมาหายใจอีกก็หายไม่ได้อีกเนี่ยเอาทิ้งอีกไม่ต้องเองมันละทิ้งอีกสามสี่รอบแต่แก้วทิ้งเลยนะการเอาทิ้งมันดีนะอันรูปนามเนี่ย ถ้าไปช่วยมันมันไม่ได้ เอาทิ้ง เอาทิ้งมันดีนะนี่ทิ้งไปสองข้างสามข้างจึงค่อยคืนมาหมอช่วย然后 想要回来的时候，哎，要告诉自己呼吸了。然后刚才就是那个声音，想要呼吸，但不呼吸，身体不呼吸，嗯，但是不呼吸怎么回来呢？嗯，就嗯，又试了两次，还是不呼吸。那算了，不管它，只是告诉告诉自己回来吧。嗯，呼不呼吸不管它，就这样试了三四次。 จึงอยากสอนคนเรื่องนี้ไปให้บอกสอนบอกเดี๋ยวนี้ดีกว่า เวลา มันหลงเปลี่ยนหลงเป็นไม่หลง เวลา มันโกรธเปลี่ยนโกรธเป็นไม่โกรธเวลามั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ลี่ย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วลา มันเจ็บเปลี่ยนเจ็บเป็นไม่เจ็บเวลามันตายเปลี่ยนตายเป็นไม่ตายนะมันเก่งตรงนี้นะหัดเอาไว้当老人家醒过来，一声吓了一跳。 Krishna. ผิดก็เป็นทุกข์เป็นโทษ ใช้ได้ถูกก็เป็นประโยชน์ เราจึงหัดใช้รูปใช้นามมีสติเป็นเจ้าของ มีสติเปิดไม่มีวิธีอื่นใดที่จะทำได้นอกจากเราฝึกเองรู้เองทำไป รู้ไปอย่างนี้ จนถึงวันละสุดท้ายคือลมหายใจเข้าออก

那么苦的一些事情，啊，跟当下在一起，跟觉性在一起。วิชากรรมฐานกรรมฐานมันเปลี่ยนแปลงได้ตัดเวรตัดกรรมได้ทำให้สิ่งไม่ดีให้ดีขึ้นมาเช่นใจไม่ดีใจดีขึ้นมา ใจดีกว่าเก่าใจดีก็เป็นบุญแล้ว ใจดีเป็นบุญ ใจเย็นไม่เป็นไรเราเป็นนิพพานไปเลยมันอยู่ที่ใจ ถ้าใจเศร้าหมองทุกขติเป็นที่หวัง ถ้าใจมันดีมาสมองสุขติเป็นที่หวังอย่างนี้ต้องเตรียมตัวนี้เอาไว้如果心啊是正常的，没有怎么样，没有成为什么，没有成为苦，没有成为乐，没有成为好，没有成为坏，啊，没有成为善，没有成为恶。 没有成为喜欢，没有成为不喜欢，啊，心事，啊，没有成为什么，甚至说这就是涅槃。涅槃就是没有成为什么。啊，那么我们众生的心事，从早到晚，成为那个苦的人，成为那个乐的人，啊，成为那个喜欢的人，成为那个不喜欢的人，啊，成为那个快乐的人，成为那个心情烦躁。的 成为那个腿痛的人，他讲了很多，啊，从早成为到晚，所以才有了六道轮回，所以才有了今天每一位的这个色身坐在这里。啊，因为你生生世世都会成为这，成为那，所以你今天就坐在这里。啊，老师说还好，还来得及。 你已经听到这么好的法，你已经学到啊佛陀啊四十五年讲法的精髓了，好好的去运运用啊，不要再成为了，成为了是苦的，不成为才是真正的啊我们讲的啊那种清净的快乐。 心呢，一定要加圈。

可以，呃，暂时没有活在当下的，去打一打妄想。比如说，第一个人走在前面的一个人，没有活好。 八月最干净的，最干净的，最干净的那么讲到过桥啊，是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是最后一天了啊，告诉大家回家都要好好的过桥。首先管好自己，管好自己的身，管好自己的心，最重要的是要管好自己的心啊。回到家里，让家里人看到。 你非常的亲近，你的心情和你的行为不会再像以前那么大起大落，啊，一会儿发脾气，啊，一会儿呢又开心的不得了，啊，不要这样，啊，让家里人感受到你那种亲近，啊，感受到你那种圆融，啊，感受到你比以前更有智慧，更会处理啊家里的。 或者工作上一些人与事的，这样啊，就是你帮助你身边的人最好的方法。啊，你不用去长篇大论告诉他，你的外学多路禅啊，啊，不学多禅不行啊，不用去讲这些。你先用你的一举一言一行，让他们看到你的改变。当他们看到哦，啊，一个训练过自己的新的人。 变了，比以前更清净、更自在、更圆融了。他自然而然就会来问，啊，你是怎么改变的？为什么你跟以前不一样了？这时候你在借机随缘告诉他，你应该怎么修。 嗯。 多去提起觉性，多去回到自己，反照自己啊。那么尽量的找一些时间，多回来看自己，多回来看自己啊。在家里也是一样啊。平常我们就是会跟着这个电视剧几个小时在那边啊，不仅导演而且表演啊。所以这时候电视剧看的差不多，可以回来了，告诉自己用功去。 不像以前，以前那么一看就可以看几个小时，是吧？我们说，啊，尽量的找一些空闲时间，回过头来看自己，看自己。เมื่อนั้นเราจะได้ปฏิบัติตามคำสอนของ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ที่ท่านให้เป็นครั้งสุดท้ายท่านบอกว่าท่านทั้งหลายจงทำความไม่ประมาทให้ถึงพร้อมเถิดความไม่ประมาทคือให้มีสติเพื่อให้ถึงซึ่งความไม่ทุกข์เนคือพระพุทธเจ้าท่านเตือนเราเป็นครั้งสุดท้ายแล้ว 那么，尊者说每一期我们在结束前都会提醒大家这句话是佛陀讲的话。佛陀说，啊，每一位啊行者，每一位啊修行人。 千万在以后的日子里不能马虎，不能放逸自己啊！时时刻刻啊，回过来，回过头来反照自己，时时刻刻跟觉性在一起啊！这是佛陀教给大家的最最有意义。